锵锵三人行，哎，扎老师，我是记得你是跟印度有点关系的，对我就是过去十年给一个叫做印度中国研究所，在纽约设在纽约的一个大学里面，这是个什么谍报机构？ <laughs> 谍报确确实完全是美国的基金会的钱放在大学里面，这在美国很常见啊。他就是说放在一个大学里面，然后做呃这个呃。 合作，我们具体在我们这个研究所，他是做这个印中美三方的合作研究。有人我看这个杂志讲啊，有人打过一个比方，他很有意思，是个印度啊。其实你也可以说，它是个极其包容的国家，嗯，对吧？他印度人也有一个自豪，就是说所有的宗教，你看我这儿这个宗教多的，就是这，但是都能在我这儿呃各行其道嘛。对。但是呢，有人打了一个比方，就是说。 美国就像是个各种文化、各种族群的一个大熔炉，对，是个熔炉，对吧？嗯嗯。但是说印度呢，像是那个，你看过去的教堂有很多那个镶嵌画，一块一块一块块。他说印度呢，就像一块巨幅的镶嵌画，就是它的这个关系呢，是一种又有点像和尚穿的那个百纳衣，它是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拼起来的，但是互相间呢又没有说。 融融合在一起。对，这你这说法，其实在美国也有类似这种争论。他的比喻是大熔炉还是撒撒拉碗？就是说撒拉碗，因为你里边你是西红柿，你还是青菜，你还是黄瓜，你各自并没有融成一种新的东西嘛，你还是就都共存在。 这一碗沙拉里面，嗯啊，就是保持你本这个任何一种宗教或者文化传统的自己的特性，但是你可以和睦相处。这两种哪个好？比如美国，它是一个移民国家，你到这儿都得讲英语。 那么你语言你就是一种等于是你你被融入了英语文化了嘛，对吧？它里面也有很多这种争论。但是印度的确像你说的，它这民族更多。我是去印度几次以后就发现，以前我们中国人老觉得世界上你别的人都弄不懂我们中国的事，儿，我们太复杂了，这么多的民族，这么长的传统。我一到印度我就服了，我说他这儿真是比中国复杂更多，语种也更多。 啊，这个宗教问题也更多，然后历史上也是多次被外来民族征服，然后它还没有中国的这种，我们秦以后有一个国家，对吧？有一个朝，对吧？它有一个中央集权之后的一个，比如汉族为主的或者怎么这么一个文化传统，它那边都是分散的各各个土邦啊，常年来只有几次。 外来的，比如这个母狗子呀，怎么说？这个这个这就是这个土耳其和中东的这个人进来统治了，然后后来又是英国统治，只有那么几次，好像只有大的，嗯，比较能够作为一个国家统一的，在整个这么历史长河当中，时间并不是很长，甚至他在里边，就是说，你说他这种包容性，也和比如说这个什么阿克巴大帝就是一个著名的，就是说他为了平衡各个宗教之间的这种矛盾，他就。 比较包容，甚至他娶了特别娶了，比如说另外一个宗教的人做老婆，做做做他的这个这个皇后吧，然后让各个宗教呃各种语言都有合法地位，他是一个比较包容的这么一个象征，又是一个很强势的一个一个一个君王是吧？但是他不断的在历史当中又有很多这种这种宗教之间冲突，就是到了不能兼容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目前的这个现在的他的这个总统这个莫迪。 对他的争议很大一部分就是说，他曾经在他的青年时代，一直到后来他当这个叫做 Gujarati，我不知道这翻成怎么说，就他当那个邦的首席部长的时候，发生了非常血腥的古吉拉特邦的印度、印地这个就是印度教民和穆斯林之间的屠杀。 就是说，首先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些六十个吧，还多少呃印度教民在火车里边被烧死了。后来说这是穆斯林干的，然后就大规模的反扑啊。那印度教的人更多嘛，最后好像是杀了两千人吧，还是多少？那是在和平年代，这就是二零十年前吧左右的事儿。就是他上任不久。美国不准他入境。对对对对，就是他要去美国，要他要去美国访问了。 马上就要去了啊！对，然后说奥巴马不请他吃饭了，因为他是斋戒期间，他挺虔诚的什么印度教，只吃流食，就就喝喝柠檬水儿，那不他不吃饭吗？对， <laughs> 他是就是说比较就是从小就是这么就是印度教徒尊所有这些斋戒怎么而且现在这玩意儿这个国国际形势也很复杂，呃，人们开始议论呢，说这个印度啊跟日本，就是说你看，假如中国现在算不算亚洲第一大？ 亚洲第一大经济体，嗯嗯，我看他们有点聊啊，说现在印度和日本呢会越来越牵手，两个是要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制衡，甚至哎，中印边界对陈兵多日，可是呢这个国际政治咱真是看不懂。这这个习主席就到那儿访问，跟这个 <laughs> 跟这个莫迪过生日，对吧？但是同时呢，两边的军队在边境线上也是有对峙的情况。 哎，王老师，您怎么分析最近这印度情况？不是我呀，对印度，我一个最大的兴趣是它的文化。对。我觉得我们有时候现在谈文化交流吧，一一谈想到的首先是美国，要不就是欧洲。嗯。实际上，亚洲咱们这个、就是这个近邻里边或者较近的这个邻国里边吧，这个的文化特别有意思。印度给我最深的印象啊，你要是。 我们到那儿表面上一看呢，呃，呃，中国的城市有的也不够干净，它更脏。呃，你说那个加尔各答那个垃圾堆，这臭的你呀！ <laughs> 对，哎呀，真是简直是这个这种垃城市里头垃圾堆的臭，呃，我倒是早有经验，因为这个国民政府在管理北平的时候就是这么臭。 哎，真叫脏，真叫臭。哎，再比如说一辆这个电车、有轨电车或者公共汽车过去了，上边他们说跟树杈似的，你们都抓着人。扒车，这个我也是我童子功，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开始会抓车，抓车我连票都不用买了就。 <laughs> 铁道游击队。哎，铁道游击队，哎，你只要是有一个手能抓上一个，我就能跟着这车走。 抓到门上也行，抓到窗户上也行。怪不得你到窗户上的呢，窗户上弄上铁那个铁翼，铁栅栏。为什么呢？因为要不然它就从窗户里头往里钻，从窗户里往外跳。这样的话，它碰到火灾吧，就全死在里头了，它出不来。对对对，它有铁栅栏。你看印度，我有一次看见过一次他那火车的照片，看不见火车。 <laughs> 都是人， <laughs> 外面包的 <laughs> 都是人，你知道吗？但是咱们因为我我小的时候还曾经，因为我们家离火车站近，还后来别人我老去扒车玩儿。 但是实际上也有真的扒车就进去了。我那是玩儿，还有一个顺口溜说，我那时候叫什么？扎戒英蹲班生扒火车的第一名，我到现在都记得，因为我长胳膊长腿，我一扒就上。然后我上从这站走到那站，我再下来，我再遛弯回来。这玩意儿咱们得找机会，咱们仨切磋切磋，切磋下次，下次弄辆车开着，咱们咱们仨人扒，看看 <laughs> 看看能不能进这个《锵锵三人行》的节目。没，这说明啊，这个人口密集型的国家 <laughs> 都有。 有这个生存经验，都有这个。但对不起，我这话没说完。哎，但是他这样一种情况吧，他心境相对比中国人平和。对，不像中国人那么急。中国人排队一长了也急。对。一干什么就打架就干什么，他确实比较平和。那跟原来那歌德学院驻北京的院长啊，他不有一个阿克曼嘛？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人吗？高个子，中文挺好的。对。他就跟我说这个，他说他去印度。 印度吧，这个发展的也不也当然远远赶不上那个发达国家。他可是印度人不显得着急，哎，他说中国人显得着急。你发展的比较快了，你还还显得着急。这我也不知道这是中国人的优点呢，还是印度人的优点？印度人就是他相对来说呢，他不那么急，他能忍受，能忍耐，或者他或者他不。 他觉得，那你发展的快就快吧，我慢我就慢吧，那我怎么办呢？有这个宗教的原因。宗教。对，我觉得他这有这个，比如说这个此事不是那么全部。所以我们这这种世世俗化这么高的一个国家，这儿就是一切呀。你在这辈子你不赶上去的话，你不过好日子，你就没下辈子了。他那边是就是说此事是一个这这这佛教的观念吧，应该说，呃。 它只是一个暂时的、过渡的，来世是更重要的。这我我觉得至少是因素之一吧，不能说是全部。因为我确实也觉得一个这么复杂的民族，他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慢性子。你比如说，他这个让这个这现在莫迪这么。 这么呃支持度这么高，就是觉得我们发展还是太慢了。前几年 <laughs> 还谈印度啊，对，还觉他，因为他在那个邦，虽然他有这个，就是尤其是知识分子对他比较不感冒，就是觉得他狭隘民族主义啊，煽动印印度教民族主义啊。可是呢，很多的普通人或者是企业家支持他。 因为觉得他在那个邦的确，他的发展率比全国的其他邦要高。他要引资，比如引进投资、修路什么这些，他都做的比别人好。尤其是他连任了好几期呢。他后后几前面是发生的那个印度教教族冲突，后边他做经济，呃，公认认为他比较成功。所以就效，这是民主国家的永远的一个难题，尤其是在这种就是发展中国家，就是你是要效率还是要公平啊？这两个就是。 就有的时候是有很强、激烈的冲突的。那么国大党搞了这么多年，人家就觉得你换换吧，这也正好是经济在在有点放缓，有很多问题的时候，又有很多腐败。他这么一个就是，他好像是少数的印度政客里边没有腐败的这种控告的。因为印度，你有的时候我去印度很多感叹，你觉得民主是不是就能解决腐败问题呢？那他们自己都不相信，根本不。 不是这么回事儿，嗯，他他跟这个国民素质跟你的历史形啊文化有非常高的对，这是一个英国人带来的外来的法治民主啊，到了他这儿都变形了。他那个好像议会里边是百分之六十还多少都有这种腐败案，就告他们，他倒照样可以当，因为你要确认很难，对吧？有控告，而且呢普遍这种收贿啊腐败的从上到下太多了。呃，比哈尔邦。 曾经这个帮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头，咱咱不知道他最大的是什么这头，就是他让我想起陈水扁，就这头就是出身呢低等种 <laughs> 姓，对，但是呢极其会演讲会煽动，然后就是为穷人，我要为穷人怎么就选票嘛，最低种姓的人就投票给他，对，最后上了台以后啊，毫不犹豫的贪污，说他贪污了多少亿美元计啊，但最后他倒台了。 倒台了，他又有本事啊，凭他的这个这个这个蛊惑力啊，让他老婆当了这个政府的一个部长，就是就这么一个人，不止一个，还有一个北方邦的一个女的，呃首领也是出身在那个最低的低贱种姓，也是非常就是 popular 啊，很很知性很高，上去以后太多的腐败，建这个很大的豪华的这种公园啊什么的，然后有你对他有控告，你也告不倒他，因为这是层出不穷的事情。 对吧？这这所以这莫迪他倒是没有这种贪污。咱们先去点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他们找了个小段子啊，就说这个印度的交通。哎，你说他印度啊，他这个乱啊，他能哎，咱就说现代化城市哎，他个一个一个街头要这个给他密集不是高速摄影这么拍下来，你可以看看这个状况。 咋地？ <laughs> 这真是够牛的！这说明没秩序也能和平相处，是吗？他这个还还有什么牛就在那，大象就在街上走，我这都我都看见过。对，不过就是你看，王老师刚才提出来一个问题啊，我最近我看这个三联生活周刊也是做了个印度，他就是说啊，呃，他这个记者去，你就是有这个问题，说你如果说孟买，我记得前几年还争论过，说中印谁发展更快，那感觉印度也也能跟中国竞争。 他说：“如果几年前这是个问题的话，现在你到去孟买，你再说什么孟买跟上海并驾齐驱的话，没有了，完全没有了。我亲历过这个过程，我们就是我说的这个研究所，我们去孟买去做，就就是这个城市化研究。当时这这都五年以上以前的事情了。当时他们那个豪情万丈，把上海变成了一个动词，就是说我们要在十年还是我忘了是十年还是二十年内，我们要伤害这个。” 蛋糕这个呃孟拜，就是说我们要把它上海话，那时候还都在侃侃而谈，我记得他们都说的特别的，就是很雄辩啊。那时候觉得这这个规划是可以达到的，过了几年没了这事儿。然后很难推动这个原因两条，就印度他采访印度著名的公公共知识分子，他就是说啊，我们就两条，第一个。 民主坏事儿，说民主他就认为 <laughs> 民民主不适合印度的经济发展，说什么事就办不成，说反倒是你们中国要干什么就就就就就能干什么，我们这儿多少年在扯皮。然后第二个，他就是您讲到这种文化精神，他就说啊，这个印度人呢，他这个受宗教影响很大，安贫乐道，他认为我不管过什么样的生活都是神的恩赐，我接受我的情况。哎，但但是呢，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动力啊。 没有你们中国足，所以他就说：“你看这个，眼看着这个速度就是没有中国发展快。”那你说这又该怎么说呢？是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我我我就还说这文化上，他跟这个也有关系的呢。我就觉得这个甘地呀，虽然现在已经年代已经完全不是甘地的时代了，但他那种精神呢，我有时候我觉得咱们中国缺少他那种精神。呃，比如说他的生活非常的简朴，对，这个简朴不是。 并不是由于一种外加的一种意识形态，嗯，而他自己就不追求那个，啊，他天又热，是不是？对。所以你这衣服很简单，你弄一片儿，弄一片儿，一一个麻袋麻袋片儿，身上一绕就得了，就就就动不动就绝食。 <laughs> 哎哎，动不动就绝食。 <laughs> 对。哎，我因为我去了他的坟墓，还去我还去了他一些展览。嗯。他坟墓上呢写上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大自然呢。 能够满足这个，you need，就是这个 nature could suc 呃 success you 不是呃 fight 什么 satisfy your need，嗯，your needs，对，对，他说自然能满足你的需要，嗯，但是满足不了你的欲望欲望欲望。这个话说得好，哎，我说这话挺好啊。你说人需要多少呢？咱们一天能喝多少水？对，能能吃多少卡卡路里？多少蛋白质？但是什么东西？ 哎，可是呢，我我也就我确实我有时候也糊涂。我遇到像甘地这样的圣人呢，圣雄嘛叫，对，圣雄甘地，对。我确实我也非常佩服，我甚至于主张，最好就是中纪委啊，能够让让大家学学习学习 <laughs> 这个甘地。除了学雷锋之外， <laughs> 顺便学一下甘地， <laughs> 就是顺手学学甘地。 那是不是从这点上，中印真的是有互补？性？就是我们这种呃，说的不好听点儿，贪得无厌的民族，啊，急功近利的民族，可以学一点印度的甘地式的哲学，而他们。 现在好像也是不断在说中国，比如说我们甚至觉得这个莫迪就是说觉得我要用中国式的强势的中央政府，要更集权来推动发展经济，所以他们好像也是在吊着中国哈，对中国这两个，所以这两个民族，其实我们老局限在谈这个六六二年还是什么这点边边境冲突，我听我们很多的印度的朋友、印度的知识分子，甚至印度的那个女大使，您也认识，多次的说过说我们应该放长眼光看。 在两千年的文明史上，两个背靠背这么近的中呃两个亚洲大国冲突的时间非常少，并没有很多血腥的这种暴力的问题，只是那么几年。那么我们又看文明上的这种教教，我们的佛教是从他们那儿来的，对吧？影响太大了。 非常大，而中国的丝绸、什么茶、香料、香料也是印度来的，香料也是印度来的。他们有这个这个阿玛蒂耶桑，就那个印度那诺贝尔奖，或者专门写一篇文章讲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两个很和谐、和平共处的两个文明。我们应该现在继续这个传统，不要老是互相怀疑，老是觉得那个六二年这点边境的冲突，我们谈来谈去，两边的民族主义者啊，你在网上看一看。 或者在媒体的看一看，都是呃就几乎老老在夸大这件事儿。要不赞成啊那种啊，呃思维的模式，譬如印度跟日本一交流或者一定立什么经济互助，说是针对中国，的。对。那，那你中国和印度一定你是针对日本的，没错，是不是啊？你跟俄国一。 呃，跟这俄罗斯现在关系那么好，你是针对美国的？我们恐怕也不承认这个。而且印度它有这个不结盟的传统，就当初它就有这。个，他说我们要强调我们是独立的，我们印美，比如说我们美国总统来访问，就说啊，他们要跟美国联手要遏制中国，他们也表示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跟中国也好，我们跟印度也可以，我们是一个独立国家，跟所有的人搞外交。甭甭说印度了，越南现在强调我们没有敌人。 <laughs> 这哎，世界上我们没有敌人，那谁是敌人呢？对，为什么那么多敌人？对，我我我跟你说，出现这种言论呢，我认为原因之一啊，是现在电视台办的军事节目太多了。不是不是，军事节目当然要。不是他这个军事评论员呢，你你们这凤凰的军情观观察室，他这哎，这个人呢，屁股决定脑袋，你知道吗？他干这行的。 他什么事儿，他都从军事的角度，他要给你分析。这个军事他必须研究这个，我相信他。我呃，不光是美国的国防部，还是中国的人民解放军，他也整天也研究，是吧？呃，比如说俄国有多少多少导弹对着你，中国有多少导弹对着你，你有多少导弹对着他，是吧？北朝鲜，甚至连北朝鲜也当个事儿，说他有多少导弹对着你。那我我相信那个解放军，你也得。 你你你要要解放军干嘛？他是干，真是就是你说他干这行的。 <laughs> 呢。对对对，人家都是朋友，没有敌人呢。你把你把你把越南人民军取消，他不干吧？ 对，那是那是外交政策的宣布，那是真实的。但是这种心理啊，在很多人的内心，他不禁的让我想到啊，是谁啊？是你们林不是你们林肯， <laughs> 是林肯呢，还是罗斯福啊？留下过那么一句话，说最后啊，打败我们的不不不是我们所恐惧的那个事物那个人，而是恐惧本身。嗯，对，恐惧对，是。就是你你整天就说哎，他是他要干什么？对。但是你天天这么想啊。 没准有一天就变跟你想成真的了。谁谁灭谁都不那么容易。对。美国想灭古巴灭了吗？是不是？哎，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包括那对这个朝鲜也有很多想法。呃，你灭得了人家吗？是吧？人家那个金正恩，呃，最高领导人，人家岁数不大，人家还牛着呢，神气着呢还。那就八零后哎，对，煽动仇恨。 都是不好的，而且都是我们以前有一个词儿，可是不是样板戏里边叫仇恨的种子要发芽，就是说你去传播仇恨，你要打人家，你以为打完了人家就没事儿了，后边有反弹呢。嗯，后边他就跟我们这老说什么什么越王勾践什么这些这些故事都说明，实际上下一轮就该轮到您了，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这种传播就是这种敌情意识膨胀，然后觉得我们要灭了他，以后最后都是没有好报的。 对，他们就说刘伯承从来不给孩子讲当年战争的这个故事。有人问呢，这刘伯承就是说打仗是很惨的事情，你们不要天天琢磨着这些事情。反而很多军队的打过仗的将领，其实都是反战，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使用。这说的对，谁灭谁都不能。杀敌一万自损八千，是啊。